哎，秦川，我在三春，三春花市了。妈的一个夜店，用得着这么文艺吗？你岩队亲自出马当卧底，不文艺一点儿都不好意思招待你了。哟，帅哥，喝点什么？麦卡伦二十五年，要纯的，直接送上来，不用找了。 <laughs> 谢了，马上来。老爷，你个流氓，可别趁机占人便宜啊！ 你客观点，老子这张脸下海挂牌起码五万起，谁占谁便宜。 <laughs> 我的线人过来了，那个胖子，看到没？暗哈，是什么？哎哎哎，说你呢，那个哎，那个夜店头牌小王子啊啊！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。 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》《破云》第八集。姓秦的，老子回去一定要干死你！来来来，看谁干死谁！来呀来呀！秦哥说：“你要白货？我要的是蓝货。”哎，反正待会儿见了人。 千万别开口，一切由我来说，看我眼色行事。做不到的话，咱们现在就撤，行吧？行。你，你，你真是吃公家饭的呀？要看证件吗？不不不用不用不用不用。那，那块表，仿的跟跟真的似的，就这儿了，站着别动啊。 毛那个叫飞龙，飞哥；红毛外号红红哥，都是打手。辛苦了啊，辛苦！他们会带你上二楼交易。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一旦看见蓝货，就立刻敲三次耳机发信号。带了个人，嗯，他想弄点货。这人是生面孔，你就敢带他来买货？哎，这个这是我发小介绍的，肯定靠谱，特别有钱。哎，没事儿，这小子确实有钱。 刚在前面开了瓶两万多的酒，行了，哎，你过来，叫你呢。哎哎，那小子说不定是块肥肉，你客气点。过来，不是要害你啊，过来这儿站着干什么？动手动脚的？搜身，搜身，大兄弟，这你一个新来的。 能就这么放你进去吗？搜完了就带你上去看货。糟了，耳麦！哎，这这怎么还得搜身呢？这个，少啰嗦啊！来来，动作快点！你买完了，我们也好走人。磨磨唧唧的，该不是身上藏什么东西了吧？红红红哥，您这……你怕什么？我我我我我操！该不会真的藏什么东西了吧？ 怎么办？打，还是跑？喂，你，来啊，都来捡钱啊！ <laughs> 我操，谁捡到碎片？票。来啊，再来。 <laughs> 哎你，哎。 帅哥，帅哥别走！哎，帅哥怎么一个人啊？哎，你他妈！江天，亲一个嘛！别！监听外，他他把麦吞下去了。哎呀！哎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搞什么名堂？哎我天！我天，你你谁呀你？那男的，亲了他是不是？是亲了吗？ 他刚才亲我，怎么办？待会儿怎么跟队友呼叫支援？我操！他为什么要亲我？耳麦吞下去会不会对人有影响？他亲我的时候不会感觉恶心吗？我，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现在行动被打乱了，外面行动队怎么办？他刚才亲我了，我被江婷亲了，我的亲哥哟！你你没事吧？帮我看看摔哪儿没有。哎，你们啊，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都散了。喂，王总，王总。 卡座 B 四区有位客人喝醉了，来人把他扶走。不能让他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说要分手的吗？怎么那女人又不要你了？我花我钱泡妞很爽是不是？早告诉你，那贱人就是个认钱不认人的货。被甩是不是很开心？又回来找老子。当初在医院分手的时候，你不是很硬气吗？啊？严邪啊严邪。 你不进演艺圈可真是可惜了。你别回来找我，找我没用。咱俩已经分手了。我了个大去！兄弟，你俩认识？啊？保安，保安呢？还不给我把他弄走！嗯，啊！亲爱的，别拉着我。错了。我操！这年头的同性恋。哎，大兄弟，咱们不在这儿说，先去二楼包厢坐下，大家慢慢聊。 是是是，走走走，赶紧的，咱们坐下说啊，坐下说。嗯，既然两位今天有事，我看要不就啊，没事儿，他也不是外人。 兄弟，怎么称呼啊？哎，好说好说，小弟外号飞龙。我说你们两位，操，这俩死不要脸的 gay。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。嗨，今儿个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啊，这点烟钱两位先拿着，让兄弟们看笑话了。 <laughs> 胖子呢，可能没跟你讲清楚，今儿我们老大没过来。 要不你改天？哎，我之前那个上家呢，比较倒霉，走路上顺个包就进去了。胖仔的发小是我兄弟，说你们有新鲜货。 <laughs> 其实今天买不了也不要紧，我家里还有点存货，撑个把星期没问题。至于这钱，你二位就先拿着，什么时候老板来了，让胖仔跟我说一声就行。这这又是闹什么幺蛾子了？ <laughs> 哟，这位小哥是飞叶子的，这瘾头说来就来，还挺大。行吧，你也怪不容易的，我去问问老板，今晚还过不过来。不过呢，搜身流程还是要走的，对不住了，兄弟。哎，这个飞哥，飞哥，哎，好说好说，来吧。哎，我这这，嗯，没问题。 那个谁啊，你朋友，你男朋友是我媳妇儿，我在上面，呃，你媳妇儿也得，啊，别乱摸，走哥，行了，赶紧。 <laughs> 那个，别介意，别介意啊，那个，您在这儿稍等会儿，我们这就去叫老板来，行，那我们等着。 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这这……我以为你会对我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。我还没问你，刚才拖了我。桂支队的行动部署非常之低级，虽然碰巧救了你，不过不用谢。嗯，这是我们老板宗哥。啊，宗哥，这是……哦，不用介绍，拿了货就走。要不是姓胡的进去了，我也用不着上这儿来，路太远，麻烦。 胡伟胜的朋友，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怠慢了怠慢，松哥客气了。哎，这阵子条子抓得紧，整天风声鹤唳的。要不是看在胖哥和老胡的面子上，我也不敢接你们这新来的散客呀。哼，可不是，我也不懂那些条子，成天吃饱了撑的，跟我们过不去干什么？老子开瓶酒就过他妈半年工资了。哈。 行吧，既然是熟客，给你们打个九五折。纯度的话，你放心，我的货肯定不比老胡的次。你快点，快点！ <laughs> 我看这位小哥有点熬不住了啊。行行行，先给你们二位试个货。不对，这不是阿德拉。来，试试，货真价实，好管你啊！等等。 东哥，他们刚才可能没跟你说清楚，白面呢，我家里还有很多，今天拿不拿得到无所谓。我来呢，是听老胡说，你这里有鲜货。鲜货？ <laughs> 你指的鲜货是什么呀？当然是蓝。嗯，江婷为什么摇头？嗨，就是那种红色的。 说吃了烤试，好的，老胡给我推荐过好几次，给女学生用最合适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就说这个老胡真是， <laughs> 亏他想得出来。哎，所以，宗哥你神通广大，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的吧？有有有， <laughs> 当然有。没想到大兄弟你左拥右抱，双线并行啊啊！ 佩 <laughs> 服佩服， <laughs> 好说好说，人生在世，及时行乐嘛。只要宗哥肯出货，价钱不是问题。不急不急，我们这个货还没试完呢。啊？你呢，也别着急想要鲜货，总得先尝尝咱们这儿的好白面啊。这样，咱们才能谈下面的生意吧？啊？ 这不然，要是个人都上来，我这儿就是有再多的鲜货，那也不够卖的呀。你说是不是？病毒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每年因为做卧底而染上毒瘾的警察可不在少数。严哥，帮网又公布了一批被双规的干部，都是因为跟毒贩有来往才下。那个禁闭室里的人，曾经是个受过很多表彰的缉毒警。 现在整个人都废了，立刻给我滚回来干刑侦！宫中那个地方不许去。 <laughs> 宗哥的货纯度还用试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给我！哎，啊！他他全吸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嘿嘿哈哈。 还是你媳妇儿痛快， <laughs> 怎么样，小哥，纯不纯，过不过瘾呢？没骗你吧？啊， <laughs> 对对，我就说嘛，咱东哥的货那最过瘾了，不然我也不能带你过来，是不是？ <laughs> 啊，是，是啊，哎，好货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哎，你们等会儿啊。 得他的药劲儿散了，他才能走动。来，大兄弟，来来来，你喝水，试试。顺便帮他发散发散，啊！ <laughs> 行，先去趟洗手间。你放下我，干什么你？嗯嗯你疯了！冷静点，我没戏，豆豆说。 是吧？没，我，我差点被你给吓软了。啊？那，对不起。不是那个软，是全身软，不是那种再也硬不起来的。操！我他妈在说什么？ <sighs> 时间不多了，我出去拖会儿时间，一定让他们拿出蓝货来。你赶紧先走，后门巷子口有辆车牌尾号三个一的大切诺基。 是外围行动组，你通知他们五分钟后立刻突破，强行撞门，切记切好时间，快！严队，怎么？你们这次行动的目标，那种浅蓝色结晶体的新型毒品，这里是没有的。哎，你们不许动！警察，秦，怡和路派出所。不对，有人举报你们涉嫌同性猥亵、容留卖淫，通通给我站起来，双手背后蹲下。 身份证、暂住证拿出来！洗手，间里有没有人？你都是滚出来！不对，快点！不是我们队人，声音开门啊！先走，快！我出去拖延时间。好，不许动！扫黄！举起手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哪来警察？制服呢？警察证呢？先打幺幺零！钟队长，快点支援！这边有人跳窗跑了！我操！啊！一手袭警！ 完了，最巴掌能把我用手铐活活勒死，然后分尸，然后砌进办公室水泥墙里。我操！你小子还敢动手？先生，你没事吧？站！妈的，住手！不动！蹲下！你他娘的蹲下！不不不误会，我自自自己人，自自己人都都都自。闭嘴！谁他妈跟你是自己人？ 指挥中心，呼叫指挥中心，颐和路三春花市夜店扫黄遭遇暴力拒捕，请求支援，请求迅速支援。你不想吃枪子儿，就给我老实点儿。哎，都举起手，不许动，全部蹲下。建宁市公安局，老秦，你这怎么……哎，住手！狗胆包天了你，再拒捕试试。 套住，带走。等，等等，这位同事，你们这个这个行动，到底是跟谁备案的？报告领导，我们是接到群众报警，说这个夜店涉嫌容留卖淫，有同性猥亵及不法交易，所以才迅速出警。为什么是今天？啊？为什么偏偏是今天？呃，因为今天指挥中心接到了警情啊。 我这，我这有人管没人管呢，看什么看？哎，等等，不许有小动作！当着毒贩的面，我他妈又不能说严先生卧底，执法录像是假的吗？内部整顿白做了吗？别随便揍嫌疑人。这案子市局接管了。哎，市局同志，我们不是随便动手的啊！你看我们几个兄弟都被打成什么样了？哎，是啊是啊，哎，这孙子刚才一脚就把人踢出了门，打伤了我们好几个呢。你，你。 能干什么呀？就是他，有群众报警说，在楼下跟一男的拉拉扯扯、亲嘴摸脸，转眼就上了楼，不是容留卖淫是什么？我刚才在厕所还掩护一名嫌疑人跳窗逃跑了，你说两个人偷偷摸摸在厕所里能干嘛？还有这桌上几万块钱现金怎么解释？不就是嫖资吗？是，绝对是。马湘，我派去。 是，把这帮犯，嫖娼拉皮条的，全都押到市局去。是，你们，还有你，都起来，跟我走。哎，哎，老高，你说待会儿回去以后，我们会不会被严格用手铐活活勒死，分尸，挤进市局办公室的水泥墙里？ 轻点你，哎呀，大狗，老爷的肾没给打坏吧？他皮糙肉厚，没事儿。再说，理论上人靠一个肾也能活。那他以后还能传宗接代吗？ <laughs> 那就难说了。不过严队可以调整战略嘛，以后洗干净菊花一样能开启人生新篇章，是吧，老爷？给老子闭嘴！说了走那个是我线人，线人。 你不厚道啊，老爷！自己有线人，还死乞白赖地用我的。里面怎么样了？搜出蓝货没？还蓝货呢，白货都没找着，就只搜出了几包叶子。我差点就让他们把现货拿出来了，这事儿不对，不能那么巧。去查接警台记录，早查过了。还有你吩咐？不，不光是今晚的，把以前记录全部调出来。 让派出所、治安大队跟接警台三方对峙，如果对不上，铁定有猫腻。我就不信了，市局临时行动，正好派出所就接到报警来扫黄，时间掐这么准，查，严查到底。嗯，行。那现在怎么办，老严？哎哎，回去审吧，重点盯那个洪某，看能不能撬出点东西来。幸亏。 我们手里还有胡伟胜，胡伟胜恨你恨的只差没扑上来咬人了，还能审出东西来？只要是犯罪分子，哪怕剥皮抽筋，我都能从他骨髓里榨出点东西来。哎，怎么魏局到现在还没跟咱们联系？喂，我晴川，方队，方正红不是快退休了吗？ 这都快凌晨两点了，他怎么会在市局办公室？人家是市禁毒支队长老秦的顶头上司，最近这个案子这么折腾，估计是有什么情况惊动他了。嗯，我们还在现场做后续处理，不是特别成功，情况比较复杂。什么？您说什么？老秦，什么事儿？开免提。胡伟生死了。哎，方队，我是严喜，胡伟生死了，什么时候？ 怎么回事？听说是因为魏副局，夜店里根本没有难货，警方从一开始就偏离重点。要是最后查出来跟老魏有关系，监狱的那几堵水泥墙。 就是你们最终的归宿。可 <laughs> 这现场根本不会乱，说明战况是一击 KO 啊！你可别告诉我，那楚辞还是个武林高手？他 <laughs> 还真是。雷鸣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，乘风破浪，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 而出的光，穿透了深夜迷障，一条线划分地狱天堂，谁不想乾坤朗朗？你身后的世界，在光影中碎裂成过往，再难忘。这场劫就算没。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过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集 MVP，我我差点被你给吓软了。那，对不起。